课文三，在公司。说说你为什么选择来我们公司工作？贵公司不但很有名，而且工作环境好。做这个工作有点累，需要经常去外地。你家人同意吗？只要我愿意，我相信他们就会同意的。好，那你明天来上班吧。关于这个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。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会努力的。生词：不但而且有名同意相信关于机会。